第一言，路加福音第二十三章三十三到三十四节，到了那名叫骷髅的地方，就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也钉了那两个犯人，一左一右。耶稣说：“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所做的是什么。”士兵抽签分了他的衣服。 如果是你在那十字架上的话，你会不会那样说：“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所做的是什么？”你大概说不出来，对不对？但是耶稣就是这样爱人的，甚至爱他的仇敌。但是谁是上帝的仇敌呢？ 圣经说，所有的罪人本来就是上帝的仇敌。罗马书说，我们做上帝仇敌的时候，借着上帝儿子的死，我们得与上帝和好。我们自己本来也是上帝的仇敌，也是我们的罪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这是好可怕的。 但是也是好安慰我们的，因为这样也是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也在求他的父赦免你和我的罪，并且因为天父听了他爱子的祷告，也接纳了他的牺牲，结果我们的罪真的猛的赦免，阿门。 第二言，路加福音第二十三章三十九到四十三节。悬挂着的犯人中有一个侮辱他说：“你不是基督吗？救你自己和我们吧。”另一个就应声责备他说：“你是同样受刑的，还不惧怕什么？我们是罪有应得的，我们所受的与所做的相称。” 然而这个人并没有做过什么不对的事。他又对耶稣说：“耶稣啊，你德国降临的时候，求你纪念我。”耶稣对他说：“我是在告诉你，今天你必定同我在乐园里了。” 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第二句话就是：“我是在告诉你，今天你必定同我在乐园里了。”非常快，对不对？耶稣说：“今天，你今天就会在乐园里与我同在。”这犯人在一天之内就从十字架上到了乐园里了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 那么十字架感觉起来好像没有那么可怕，因为这犯人经过十字架之后就能够到乐园。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也是这样，我们都一样是犯人。我们犯的罪可能跟那个犯人所犯的不同，但是我们还是犯人，就是我们都是罪人。 圣经说，罪的工价乃是死。我们每一个罪人一定会死，这是不能避免的。罪的工价就是死。那么这死的确还是有它的可怕的地方，但是对所有就像那个犯人一样是相信耶稣基督的，对他们来说，对。 我们来说，这死只是个门，通过它，我们就可以进入乐园，与耶稣同在。为什么呢？可怕的死会变成这样呢？就是因为耶稣那天先开路，他用他自己的死来打败死，他用他自己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。 我们还是会死，但是死不会胜过我们。耶稣已经替我们胜过他。阿门。第三年，约翰福音第十九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。 耶稣看见母亲，又看见他所爱的那门徒站在旁边，就对母亲说：“妇人，看你的儿子。”然后他对那门徒说：“看你的母亲。”从那时起，那门徒就把他接到自己的家里去了。 当我们思考耶稣在十字架上受苦的时候，我们通常会想到他是在被动地代替我们罪人，他在被动地受我们罪人应该受的刑罚。那这是完全正确的，耶稣就是在这样做。但是在那句话里面，“富人看你的儿子”，还有他对约翰说。 看你的母亲，在那两句话里面，我们也可以看出，耶稣甚至在十字架上也在主动地代替我们罪人。我们自己常常没有遵守上帝的律法，包括十条诫，但是耶稣代替我们罪人，完整的遵守它。 就是在十字架上，耶稣在主动地遵守第四条诫：当孝敬父母。我们常常没有遵守。如果讲广泛一点、广泛一点的话，我们常常没有好好的照顾我们的家家人，无论是父母或者孩子，或者兄弟姐妹，或者配偶。我们的确是罪人，但是耶稣是百分之百。 的艺人，并且我们所有受洗归入基督的，都是披戴基督了，也是在十字架上被动地代替我们受苦，但是他也主动地代替我们遵守上帝的律法。对所有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来说，耶稣的义现在也是我们的义。 上帝看我们的时候，他所看到的是百分之百的艺人。感谢主，阿门。第四言，马可福音第十五章三十四节。下午三点的时候，耶稣大声呼喊：“以罗伊，以罗伊，拉玛撒巴各达尼。”这句话翻出来就是“我的神”。 我的神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当耶稣讲的那句话“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你为什么离弃我的时候”，他就是在经验到他受苦的高潮。在这时候，耶稣就在应验到，就在经验到地狱全部的痛苦。 地狱主要是一种很可怕的状况，这个状况就是连一点都没有上帝的存在。我们很难想象这样的痛苦，因为世界上所有的人在这一生都经验到上帝的保守，无论他们相信不相信他，所有的人经验到很多很多上帝的赐福，但是。 地狱不同，地狱是完全没有上帝的同在和他的保守，完全没有上帝的看顾。但是，甚至这个痛苦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都经验到了。这是个奥秘。耶稣本身是上帝，他如何能受到这样与他的父完全隔绝的这个痛苦？ 我们不了解，但是我们相信耶稣自己讲的话，甚至这个这最可怕的状况，他都代替我们受了。感谢主，这样我们自己就不会受到他。我们肉体死之后，我们就会进入乐园里，永远与耶稣同在。阿门。 第五言，约翰福音十九章二十八节。这事以后，耶稣知道一切都已经成就了，为了要使经上的话应验，就说：“我渴了。”耶稣讲了那第五句话“我渴了”的时候，他就是在应验旧约诗篇第六十九篇的话。 耶稣来一千年之前的时候，上帝已经漠视大卫王这样预言。那么，耶稣的死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说是两千年前的事，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，上帝是三千年前已经有这个计划，叫他的儿子为你和我死在十字架上，并且他死的时候也口渴。 这么仔细的计划，其实自从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，其实圣经甚至说，从那时候之前，从上帝创立世界之前，他已经有这个计划，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拯救你和我。这么奇妙，耶稣的死是天赋上帝。 的计划，耶稣的死，耶稣的死不是耶稣的失败，耶稣的死是上帝成全他拯救你和我的计划。你对上帝来说就是这么重要的，为了你，上帝叫他的独生爱子来到世界上受苦受死。耶稣是为了你做这一切的。 感谢上帝充满恩典的计划，阿门。第六言，约翰福音第十九章三十节，耶稣尝了那酸酒，说：“成了。”就低下头，断了气。真的是。 成了，不是晚了，是成了。耶稣为我们的救赎工作，现在完全成全了。耶稣的灵魂已经经验到了地狱的痛苦，耶稣已经被他的父离弃了，这最大的痛苦已经结束了。成了，现在他肉体也能够暂时断了气，成了。 如果我们的救恩成了的话，我们现在自己就不必做什么，都已经成了。虽然我们常常认为我们可以提供一点我们自己的贡献，我们认为我们也可以做我们的小部分，但是这样想只是想要抢耶稣自己的荣耀。我们得救完全是本乎恩典的。 完全是耶稣自己的功劳，我们没有办法加任何其他的贡献。我们骄傲的罪人只能领受，只能领受。这领受也包括耶稣赦免我们骄傲的罪。耶稣又赦免你，又自己代替你，完全不骄傲地过他世界上的一生。 这都是为了你。现在你的救恩是完全成了，你得救是完全不负耶稣成全的恩典。阿门。第七言，路加福音第二十三章四十四到四十六节。从正午直到下午三点钟，遍地都黑暗了。 太阳没有光，圣所的幔子从当中裂开。耶稣大声呼叫：“父啊，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。”说了这话，气就断了。因为现在救恩的工作都成了，耶稣就把他的灵魂交在父的手里了。意思是说，真的。 结束了，父所托付给耶稣基督的任务，耶稣都做完了。圣经说：“时候满足，上帝就差遣他的儿子，为女子所生，且生在律法以下，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，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。”耶稣在他的最后一句话里面表示这。 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的任务，他都完成了。结果呢？我们现在就得着儿子的名分。我们本来是撒旦的奴隶，现在变成上帝的儿子了。感谢主，阿门。